课文二，在商店。妈妈，你看那只狗多可爱，眼睛大大的，嘴小小的，我们买回去吧。动物和小孩一样，都需要人照顾，买回家去谁照顾它呀？我照顾啊。这段时间你自己的衣服都没洗，你能照顾好它吗？只要你给我买，我就能照顾好它。 生词：之嘴、动物、段。